第二部分，第六到十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六到十题。第六到十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。您新书上市以后引起了不少读者的共鸣，您是怎么决定写这本书的？我爱人给我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：一个弱女子为了爱远嫁他乡。 但换来的既有短暂的幸福，又有暴力相加的婚姻生活。他想过逃，可一想到还有甜蜜的爱，又不想逃了。就这样，他已年近四十。我想知道现在人的爱情观，他们的爱与被爱，他们的幸福与不幸福。我开始有了写书的念头。我希望写一本书，能给爱或即将爱的人一些思考，亦或参考。素材来自哪里呢？ 既然要真实，那就采访吧。我采访了各行各业的数十个男男女女，听他们讲述各自的情感故事。难怪这本书是由一系列并无关联的小故事构成的。是，我打心眼里相信，有的人的人生是故事，也有可能是事故。而在人生的爱情部分，有太多的存在方式，比如自爱、他爱、离爱、被爱、弃爱。 我的愿望是写出真实、可感、可悟的作品，客观的呈现当代人的情感状态。为了搜集这些情感故事，您一定付出了很多。是啊，一边采访一边写，我每天观察身边的人，不想漏掉任何一个好故事，再筛选其中最有价值的。我每天带着纸和笔，我拒绝用录音、录像那些高科技手段做记录。 因为原始的方法给我一种融入或参与其中的感觉，我怕其中掺杂了太多想象的成分。能给我们讲一个您印象最深的故事吗？书里面有一个电脑先生的故事。电脑先生一直单身。一次，他去一个客户家维修电脑，他娴熟的技术和温文尔雅的态度给客户小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从此，客户小姐电脑一出问题，立刻就找他。再后来，家里所有的东西出了问题，都会请他来。结局你当然猜得到，文雅漂亮、收入好的客户小姐相中了电脑先生。这个故事呈现出爱情的千万种可能，所以我把它写进了书里。六，关于男的的爱人讲的故事，下列哪项正确？ 七，男的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？八，关于素材，下列哪项正确？ 九、关于电脑先生的故事，下列哪项正确？十、关于小说创作，男的看重什么？